老话说得好啊，这不是冤家呀不聚头。上次咱们讲这铁木辛哥跟古德里安是吧，这对老冤家，这次呢在叶利尼亚突出部算是又碰上了。哎，也真心希望铁大帅呀能趁着这个古德里安老虎打盹的时候赢一次。这总输您这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所以呢，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三号的中午，苏军呢在铁大帅亲自指挥下。 摆出上千门各种口径大炮进行火力准备，在这个苏军炮兵的战斗序列里边啊，野战炮兵部队一般呢装备的都是幺二二、幺五二毫米口径的榴弹炮，性能都很不错，甚至一九四九年以后呢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式装备。而且呢，为了这次围歼战，信奉“口径即正义”这一黄金信条的毛熊们。 专门还准备了二百一十毫米 BR 十七型超重型榴弹炮，后来又有了卡秋莎火箭炮的加入，这场面想想就会让人血压升高。午时一过，随着总攻命令下达，上千门火炮瞄准叶利尼亚德军防线进行了一波波震天动地、疾风骤雨般的齐射。这炮打了多长时间呢？ 仨小时啊，真够持久的。德军这个时候能做的呀，就是抱着脑袋，蜷着腿，在地洞里呢陪着鼹鼠，感受这震动加响铃。整个德军防线的地面就跟被犁了一遍似的。紧接着呢，苏军就发起了全线突击，再现经典的乌拉冲锋。之前布列斯特要塞那集咱就说过，当时一百多毛熊扛着疑似武器的冲锋。 就把德军吓尿了。现在啊，这个苏军冲锋的这个规模不是按人数了，而是按亩，多少亩地的这个毛熊过来。根据当时负责观测的德军士兵后来回忆说，说这个景象啊，就跟看到一片绿褐色的海洋，呈巨浪一样的形态扑面而来，甚至拿高倍望远镜都能看清楚苏军士兵刮没刮胡子。 这种压迫感咋形容呢？是吧？窒息、惊恐，还有点压抑，甚至有点虚幻。要想感受的更直观一点呢，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《后天》二零一二，是吧？这样的灾难大片那面对这股几十万人的惊涛骇浪，德军又是怎么防守的呢？从战场形态来看，苏军扇形进攻，德军当然是三面防守。 可是咱们前面讲过呀，这兵力呀就太寒酸了。对于最为猛烈的左翼防守的德军是大名鼎鼎的党卫军帝国师，他们前面的苏军有多少呢？十一个师，包括两个装甲师。负责右翼防守的是德军第十装甲师，这支部队呢之后调到北非陪隆美尔征战去了。防守正面的是大名鼎鼎的德意志步兵团。 别看是步兵团，呃，实力是非同寻常。这支部队呢是很有故事的部队，前身是柏林首都卫戍团。据说这支部队选拔非常严格啊，跟咱们这个选仪仗队似的，身高不能低于一米八，形象得特别正，金发碧眼高鼻梁。估计呢这个在德国倒不是什么难事儿啊，因为这个日耳曼人嘛，颜值身段都没得挑。 尤其是三六年柏林奥运会，这支部队出色的完成了安保工作啊！这个柏林欢迎你，那你得保证安全吧？你想想，这多牛掰！能拱卫京师是御林军，这实力能差得了吗？也不知道希特勒怎么这么不爱护自己这支亲兵部队，送他们上前线，那这很不能理解。甭管怎么说吧，现在大家能够想象到这个景象：这么少的汉斯去防守那么多浑横浑横的伊凡。 这景象，你想想就知道有多惨烈。为什么说惨烈呢？那苏军这么大的优势，应该直接碾压才对啊。问题是你得看这谁指挥。咱铁大帅这指挥艺术是酣畅淋漓啊，只可惜是酣畅淋漓的坑自己人。在进攻的过程当中，苏军的步坦协同啊，做的就是幼儿园水平。在坦克被德军反坦克炮击毁之后。 步兵竟然单凭人肉往前冲，德军一下就嗨皮了啊！不得不说，人家装备确实到位。每个连十二挺 MG 三四通用机枪，通用机枪啊，就是安上两脚架是轻机枪，装上三脚架就是重机枪。因为这个一战之后《凡尔赛合约》限制德军的装备，德军连重机枪都不能装备，所以德国人就发明了这个通用机枪。现在这个基本上。 呃，这个连用机枪就都是通用机枪这个概念最早就是从德国人来的。这个通用机枪呢，这个 MG 三四啊，被盟军士兵称为“恐怖的希特勒电锯”。这个它发射的时候是一种撕裂油布的声音，平均射速是一千发每分钟。到后来呢，MG 三四发展到了 MG 四二，可以达到一千五百发每分钟啊，是二战盟军最恐惧的德国武器之一。后来这个。 甭管是德国的这个 G 三啊，就是二战之后西德国防军的 G 三，还是美国的 M 六零，这两种通用机枪其实都是这个 MG 三四、MG 四二的直系后裔啊。所以这个很很厉害的这种机枪，它这个德军的阵势呢，采用这个半环阵型，组成交叉火力网啊，就跟割麦子一样去杀人。但是苏军是真的拿人命当狗屎啊啊，一直朝前冲。 扫完一波，再来一波，无穷无尽，就是在跟这个跟德军换弹箱的时间赛跑。在这种火力的密度之下，甚至都有人冲到了离阵地只有五十米的地方。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？屠杀了将近两天之后，德军阵地前的颜色已经被铺满了一层均匀厚重的褐绿色，这都是苏军的尸体，分布在数平方公里的叶利尼亚平原上。 苏军是这个样对面的德军呀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别看是杀人，这杀人可是体力活儿，累着呢。而且这么强大的攻势，人海战术加炮火连天，德军也是损失很大，甚至可以讲疲惫不堪，杀人都杀烦了。关键你这，你这啥时候是个头啊？啊！ 两天下来，苏军优势并没有明显的衰减啊，感觉跟打游戏刷怪似的，杀也杀不尽，是打也打不完啊。所以有德军士兵在日记里就说：“我们牺牲的很多，苏军牺牲更多，将来肯定还要多。”这样的战斗哪天才算完？这就是咱们的铁木心哥铁大帅，一次灵光闪现，闪亮亮的又出现了。 两个集团军加二十个精锐师，坦克冲，炮兵轰，炮兵轰完步兵攻，而且是齐装满员，士气高昂，乌拉乌拉乌拉！这样的阵容，在和两个师又一个团的德军对决当中，最后打成了这个操行啊！注意是医生一手这么好的牌打这么烂，这真是技术不服不行，真心的不是奉承咱铁大帅。 而且前面咱们说了，这是铁木辛哥离抓住古德里安最近的一次机会，但也就这一次机会被悲催的浪费掉了。人不为己，是天诛地灭。你抓不住，那就是对手的机会了。就这样，战局越来越不顺，时间已经不在苏联人这边。苏军刚开始的锐气和优势逐渐丧失，甚至军中出现了大量逃兵，而且呢，有的竟然是往德军阵地逃。 见到这种情形，古德里安由开始的紧张，到之后的放松，到欢乐，最后的快乐抽过去了。也是，之前面对毛熊波涛汹涌的反击，老古只有招架之功，绝无还手之力，也真是没法没法的了。毕竟是几十倍于己的苏军进攻啊！但是你想，古德里安古的将，是老狐狸，多精明的一个人，遇到的又是铁木辛哥这样可爱的对手。 人生若此，夫复何求？所以在后援部队没有赶到的情况下，他就萌生了个特大胆的想法：哎，咱把这帮毛熊反包围一下，你说咋样啊？说干就干，赶紧催促援军。而且这次古德里安学聪明了，不去找他那冤家老伴第四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元帅，没必要。都这岁数了，谁气出来个好胆儿，都是德国的损失。当然，打嘴仗的话，一般也是克鲁格吃亏。 所以呢，他直接联系集团军群司令冯伯克元帅。伯克元帅还不错啊，虽然名字里也带个 VON，普鲁士军事贵族出身，而且呢是勃兰登堡地区的军事贵族，但他跟冯克鲁格这样满身傲气的贵族军官不同。伯克是个很有气度的统帅，而且呢真的是非常纯粹的一个军人。他一生都没有参与任何纳粹党的活动，也没啥明显的政治倾向啊，这个非常难得啊。而且呢，咱们看。 这个德军三个集团军群司令都是这样的人啊，北面的冯李伯，中央的冯伯克，南线的冯隆德斯泰特，都是那种纯军人。国家让我打仗，我服从命令，我就是消灭敌人武装力量，但我拒绝执行政治委员令这样的可耻勾当啊！当然，私底下是不是默许，这不好说。你说他们人道吧，也真不是，那就是因为我有军人荣誉感，我只把枪口对着拿武器的人。 所以，在这儿真心得说，这个希特勒的格局呀也还不错啊。虽然不喜欢这些所谓的异己分子，但确实这些统帅十分的德高望重，威信极高。你说希特勒要是把希姆莱、海德里希这样擅长偷鸡摸狗、杀人越货、绑架勒索的亲信去前线统领三军，那估计早就哗变了。这个伯克十分欣赏，甚至佩服古德里安这样的新锐将领。 所以呢，为了维护内部团结，伯克元帅非常机智的调拨了两个步兵军，专门由古德里安亲自指挥，然后以集团军司令部的名义催促第四、第九集团军快速跟进，给足了古大将的面子。到了七月二十六号，德国的第四、第九集团军陆续赶了上来，他们接到的是死命令。这个时候是夏天啊，虽说是苏联啊，是东欧，但是三十多度也还是有的。 德军步兵行军速度每天甚至达到五十公里，这可是纯步兵，不是摩托化步兵，是吧？行军是基本靠走，放哨基本靠狗，传令基本靠吼，那也没辙。集团军群司令死命令，爬也得爬到前线。到了七月二十七号，德国的步兵军团基本上到达了叶利尼亚前线。 古德里安并没有着急进攻，而是先让作战部队撤下来休整，让步兵接防，把自己的宝贝第三、第四装甲师在吃饱了喝足之后，从后方召唤回来，以逸待劳，让铁木辛哥进攻，等对面铁大帅耗光之后，再一举为歼。计划十分精妙，但是得需要铁大帅配合。那铁大帅会配合吗？你甭说。 真是相得益彰的完美配合了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更多资源，关注微信公众号“曾氏小记”或访问“曾氏小记资源网”。